人在玩耍的时候，你一个人躲在房间里面读书呢？为什么你的同学成绩和你一样好？他上大学的时候他是读选读社会学，而你却选读那个会计呢？啊，这个选择的不同，其实就是跟你的价值观有关系呀。 因为你的价值观，使到你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也使到你跟别人表现的不同啊。所以，当我们讲到价值观，我们要知道你的价值观，深深的影响你生活内容，也影响你的这个生命内涵。但是，当我们谈到这个价值观，我们会发现到今天的价值观。 非常的混淆，甚至混乱，而且可能呢，把没有价值的当作有价值，有价值的却被看作没有价值的。所以，当我们在做选择，当我们说“我有我的价值观”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啊？可能你认为很有价值的，其实却没有价值，可能。 你给我最有价值的，给谁的？切莫最有价值的。所以，让我们来想两个礼拜的时间，我们来思想一下耶稣教导我们的价值观。第一价值的衡量，你是怎么样去最好去讲？哎，假如你钱有价值的，你是如何去衡量那个价值？你是用什么来做标准？你用写那可做标准个？哎，最。 戒烟大爷为戒烟啊造罪恼哦，戒烟恼是怎样有价值的呢？你是怎么做标准？你是怎么样去衡量？今天的人常常以价钱、以假烟来衡量价值，意思就是说呢，我假烟了，有价钱的东西，点点对得好，跟着就跟，跟烟跟烟耍哎。 最最好哎，所以只要有价钱，就是有价值。所以呢，在做选择的时候呢，常常就是什么，以价钱来决定那个价值的高低。想到工作的时候，也是想到哎，哪个工钱比较高，就作为那个选择的这个标准。你看到了没有？把价值跟价钱连在这个一起。 但是，当我们在谈到那个价值、价值观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点：真正的价值，价和这个字是分开的。讲讲的价的，高烟高低不得，一低没得的呢是崩溃是共的。我听下发到冇能没几哦，全部是啊另外个是来。 另外一个 slide，OK，好，回到刚才那个 slide。那我们要知道说，真正的价值前面一个 slide，真正的价值有时候呢，价不等于值，有时候呢，值不等于价。当我们谈到这个价值观的时候，有时呢，改约还你改约，某一点就是一定 t c 有时呢 a t t 某一点就是还你改约。 啊，找这边连嘛啊！做一个例子，N 酒哈，我们大家都叫 N 酒。我刚才忘记了问人了。我们去买红酒，一瓶多少钱了？现在这边来，谁你要谁知道？来啊！来，但卡外木需捞人一样了。多少？十三。OK 哈，那我们大家都买了。哈，还是是老人一样用手指，牧师还会看到。 <laughs> 好好一瓶红酒，十三块。那我问你，假使有人卖红酒，不是卖十三十三块，他卖十八块，一买十八块，你爱买吗？会不会买？啊，有阿头，会就讲，会不会讲，会不会买？哎你说不会，人家卖十十十三块，你卖十八块，谁要买呀？不会买。 还得给买吗？不值得买。当时我告诉你，有一天有一个地方卖红酒，十瓶买十百多，哎，奇怪呀！十两瓶红酒啊，十二瓶的红酒啊，谁啊都可能抢过我，谁啊都买了嘞。买呢，莫谁啊能讲，啊，搞得蛮贵呀，也没得给呀。 为到南门十三路，你在那里没随被到一样？为什么？你们知道吗？因为那一天是芙蓉卫工会妇女会他们义卖会呀，他们要把义为做这个年会宣教款来义卖。呀。那么穆斯娘呢，他就拿了十二瓶的那个红酒在那边义卖，一瓶就十八块。 一下子就卖完了，啊，那所以那天拍个照片留念。这两个你们认得吗？都是超大型的哈，那感谢主，现在都是标准的哈。好，弟兄姐妹们，借不等于借，是不等于借啊所以你看，在这边十八块大家都买了。 你说不知道，他们说知道，为什么？因为是义卖会，我就先叫经了。那我再讲个比喻吧，再讲个，也许你们更加清楚。阿良，上来。啊，再做个比方，阿良，再来。我看见了啊，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呀，他手上有粒什么？有什么东西？哎呀，对了对了，求艺五斯啦哈。我也戴了一粒戒指啊。看看在哪里。 这个什么压力球一啊？你看，我这里戒指比他大哦。他是空空的，我还有一粒猫眼宝石在上面呢。阿良，我现在用这粒戒指换你这粒戒指，你要不要？他讲不要我我这粒戒指肯定比他这粒戒指骨更尖对吗？没骨卡色色尖啊！ 他说不要哦，他是做老师的，是不是头脑有问题呀？ <laughs> 为什么不要？这里戒指是什么来的？我哪里？拿来卖，拿来卖，这家、这、这、这、这家、这家给他，这家给他，求一哈啊！我就给大家看，你看，他的戒指在价钱上是少过我的这里戒指。 但是呢，在价值上，明白了吗？在价值上，却胜过了什么？我这个价钱呐！所以刚才跟大家说了什么？价有时候价不等于质，有时候值不等于价，所以价值不一定能够用价钱来衡量的，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吗？ 我们常常将假烟在假的连在一道，哇，卖这烟闹，几蛮贵，一滴起哦，哦，好像假烟哈就是真的，但是我们要记得，假烟在假的，是崩溃的，假的某一点就是假烟，假烟也某一点就是讲有假的，所以如果有人常常以价钱来衡量那个价值。 那是错的了，因为真正的价值不是能够用价钱来衡量。圣经也是这么讲啊。新约的跟我说：“哇，那我呢，到错的那个财宝去往埃及，这样呢就很能看清哦咋先哪呢因为埃及的价的，因年云间可乱出去呀。”好，接下来价值观哪里来？人的价值观，今天我们都有这个价值观，从哪里来？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从上帝那边来，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有价值观的上帝，我们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价值观就成了我们人的这个本能，不被教的。由生，我们懂事了，我们就有这种所谓价值观，这是我们人。动物有没有价值观啊？动物有没有这个价值观呢？另外一个是他。 哎，动物，它们只能够分辨要或者不要。你给狗吃东西，把那个食物摆在它的面前的时候，它的表现就是什么？要吃还是不要吃？可是我们人不同了，我们除了要还是不要，我们还会思想一个问题 a t t i t u d 啊，值得。 还是不值得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衡量啊。前年在中国有一个邮品拍卖会，有一个邮票拍卖会，这枚邮票大一片红，你们晓得卖了多少吗？卖了一三八零元，一三八零不是一千三百八十元，是一千三百八十万。 成了世界上最贵的一枚邮票。可能人有人知道之后会再看，我花这么多钱买了这个邮票，值得啊？给吗？值得吗？又不能够当饭吃，等下还会给老鼠咬掉啊！其实，在一些慈善会上，我们也会看到一些人什么都不要买，但是有一些人却争着出价要去买，为什么呢？因为买的人。 他们不是从金钱来看，也是从什么意义来看。他们认为花再多的钱也是值得的，就好像那一枚的邮票，那一片红，那是一个意义，所以花了一千三百八十万还是值得的。弟兄姐妹们，我这么讲就是说，你看我们人，我们有这个价值观，动物没有，动物只是要不要，我们还会去讲。 得给没呢？啊，值得不值得呢？那么，既然价值观是从上帝那边来，那么有两件事情我们要记得。第一，我跟你，我们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圣经里面说：“人算什么？”这是诗篇第八篇，“人算什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跟我都没有价值的，你跟我本身本来就是没有价值，没什么价值。但是下一句第四节这么讲，第五节呢？ 上帝以尊贵荣耀以为人的光冕，那就表示了什么？本来没有价值的人，成了有价值的人，因为上帝赐给我们尊贵和荣耀。所以诗篇第八篇第四节、第五节所表达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跟我本来算不了什么的，但是因为上帝给了你和我尊贵荣耀。 所以你跟我就有了价值。你张我还不冒险了，但是因为现在好了，哪能总归一个引流？所以哪能都先按照说，我觉的呢，哪能觉得就在哪里，哪能觉得就什么哪个门里，那个人觉得我们的价值跟什么，跟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地位，跟我们的收入，跟我们的婚姻，跟我们的家庭，跟我们的年龄都没有关系。这个很重要。 这是基督信仰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我们一定要守住。你晓得吗？许多人他们常常忘记了，我的价值是上帝给的。当你守住这个信仰的时候，你不会说：我老了，我没用了。哎，好像你的价值有用没有用，跟年龄有关系？没有，你老了还是有用，因为你的那个有用是上帝给你的。 有的人，他们很自卑，他们看到自己的收入、家族跟婚姻比别人久，他们很自卑，没有快乐。啊，有的人，他们年龄大了还没有结婚，他们也不快乐。那有的人不喜欢跟人家来往，为什么？因为自己脸上很多青春痘，你看到没有？ 常常因为一些事情，使到一些人看自己不如别人，看自己好像没有别人那样，那是错误的了。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今天你跟我都有价值，因为这个价值是上帝给的，跟我们的工作、婚姻、地位、收入、家庭、年龄这些都没有关系呀。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时候。 我们会活得很积极，有意义、有快乐，还有力量啊！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把自己有用没有用，跟工作、跟地位、跟收入、跟年龄、跟家庭、跟自己的外貌、外表拉上关系。我们有没有价值？那是上帝已经给我们尊贵和荣耀了，所以不要犯错。 我们每个人就有价值。当我们来到礼拜堂的时候，我们看到十字架。十字架那是什么？那是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你跟我没缘了，哎，你没缘了。耶稣为你钉十字架，知道吗？耶稣为你钉十钉十字架，意思是说，在上帝跟俺里，你是一个非常有价值，你是个非常有用的人。你没有用了，耶稣为什么还要为你钉十字架呢？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次讲呢，毛路那种回暖，为毕竟啊，我们都是有价值的，因为这个价值，上帝已经给我们了，我们有上帝所给的尊贵和荣耀。第二，你的尊贵荣耀价值，我们要记得，价值是从上帝那边来，那个价值是崇高的。 是尊贵荣耀的，苏格拉底，那是西洋哲学之祖嘛。他曾经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有一天，他跟他的老朋友在海边，在一个地方散步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青年人出现，那个青年人就走到他的身边，拿了一只棍子打了他一下。把他的朋友看见了，要马上追上去找那个青年人算算账。 但是苏格里苏格拉底拉住他了，不要他去报复他，所以他的朋友就很奇怪：难道你怕他吗？他打你，我要去找他算账，你拉住我。那苏格拉底就回答说：不是不是，我不是怕他。他的朋友问他：那么人家打你，你不还手吗？这个时候，苏格拉底他就笑笑的说了一句话。 男的一头驴子踢你一脚，你也还他一脚吗？谁老了踢你一脚，你也踢了谁看吗？会你就谁老了，你是冤咯？会你就你谁老谁老了咯？哎，这个故事是非常有意义的。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哦，人家对我怎么样，那么你，的你也跟他一样，那你跟他一样的时候，你也不是跟他。 一样了咯，人家哈那我人人那人叫财，另外叫粉物，嗯，两个不是一样了。我们不同，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上帝所示的尊贵荣耀，我们的价值观是很崇高的，那是无上的价值。所以，不要让这个世界上吃等的价值来影响。 来取代，或者来决定，或者来降低你的价值。我讲两个比喻了哈。上个世纪有两个很出名的女人，同样是在一九九七年离开世界。玄学些二十世纪有两个很出名的女人，我让人女爱，在在 独立一以高高的青年裂裂开血改，啊，年轻的可能不晓得哈。第一个是谁呢？戴安娜，戴安娜，英国前王妃，很年轻，车祸死了。可是她车祸死了，她死了之后，流言蜚语一箩箩。一九九七年她死，另外一个也是一九九七年死。 那个人是谁？塔雷莎，Mother 德雷莎修女。她是高龄，年纪大了，她死。可是她死的时候，全世界为她哀痛。为什么呢？因为她十八岁，她只有年纪小小，她就有一个感动负担。上帝要叫她去印度，去印度服侍人。 所以他只是十八岁，因他十八岁，就搞这家印度去服侍呢。他在印度服侍谁呢？我们知道印度人有在那个社会阶级有分一级两级三级四级他就是在最低级、最贱的贱民当中做服侍，几十年他在那边服侍，没有人晓得。 一直到一九七十九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那个时候，全世界的人才发现到，原来在印度的一个角落，还有这样的一个奇女子啊！因为今天这个社会都一直讲到功利嘛，都讲到利益，都讲到这个好处啊，而这个奇女子。 在印度服侍了差不多五十年，才被人家发现了。啊，原来有这个情女子，他默默的，就是为印度人付出，服侍那些贱民。如果你们去看他的生平，你打谷歌就会看到的。那些贱民死的时候，有一个贱民对他说：“你让我死的时候像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他生的时候啊，人都不当他像人呐，那个印度贱民。” 连狗都不如啊！但是塔丽萨把这样一个要死的人带回去，帮他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他好多感人的故事了哈。好，当人知道塔丽萨他的存在的时候，人就问他：“你为什么愿意这么做呢？洗人的烂脚，那虫在跳着，他在洗着。” 几十年就是这样的服侍做，他的回答怎么样？他说：“你们去我工作的地方看看，你们就知道答案。我为什么这么去了？啊，那些问他的人真的去看了，他们去看的时候，他们知道了，他们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么做，原来是什么？上帝的爱，他们看到了上帝的爱。泰莱萨修女她讲了一句话：上帝爱我。” 我要以上帝的爱爱人，这就是他的 concept of value。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讲到选择，我们讲到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跟圣经的教导又怎么样？跟上帝的价值观有关系吗？还是我们还没有做礼拜前和做礼拜后，我们的价值观都是一样的？第三，啊，快快说哈，啊，你的价值观。 那每个人都有价值观，但是不同的价值观，可能就因为受到不同程度的一些影响。那第一，叫做受物化这个影响，你知道吗？我们小的时候，许多人小的时候，我们所受的教育、家教都是怎么样？要诚实，要正见，要清白，要照做真理行事。我们受的是这个教育，可是等到有一天。 进入这个社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哎，小孩子时候、童年的时候受到的教育一点好像都不管用啊。因为在这个社会，那个环境是相反的啊。你说要城市可能越城市越没有饭吃。好像一个人，一些人讲的一句话叫做“正正之之，一生去世啊”。结果他就不再执着什么，不再执着做童年所受那个教育。 也不再执着什么，要诚实，要政治要清白，走后门，朝捷径用手段，只要能够赚到钱就可以了。你看到没有？如果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他的价值观改变了，他被物化了了。那么这种的价值观叫什么？叫做价钱观。有钱就是好的。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人有钱就是好的，他是以金钱、以物质来衡量一切。哎，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 今天年轻人有知道吗？年轻人为了钱拍照卖自己，有钱就可以了。好，第二受人化的影响，以别人的看法来评定自己的价值，做什么事情都是为别人做。我这么做人会不会讲啊？人会不会笑啊？所以整个动机都是以别人来看。 我的看法来评定自己应该不应该做，这个叫做被人家影响了。啊，百货公司减价，十八 k e t 减价，很多人说哇，精品耶，精品耶哦，竟然能肯卖，结果买回来的东西放在哪里？放在床下面没有用，浪费了。也有一些人买东西某朋友，哎，做咩咧？哎，做就卖，卖就某卖。 受人的这个影响，这种情况在青少年当中最严重。你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朋友说什么你就做，不要受人家影响。第三，受上帝话，我们的价值观都是从上帝那边来的。上帝是我们价值观的这个基础，所以当我们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在考量价值的时候。 我们要想到，我们上帝看重我们的上帝所看重的，就帮助我们。下个礼拜继续跟大家讲这个价值观这个问题。但是我最后我还是要给大家看三个问题。来，另外一个是：我们怎么样向人家证明基督信仰非常有价值？我去探访一些人。 很多人跟我说，以前也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走来拜进号。我跟我搞了一样个走来拜，他自己没来做礼拜。那么你说那个对他孩子来讲，那个礼那个做礼拜的价值在哪里？我还记得有跟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早期的时候，有一个做父亲的跟我讲，我每次来拜都到十块间跟我搞了一样个走走你号。我进号进号进号，不过浪费那一毛有了，怎弄了 因为你加入冇缘吗？他现在小，你给他一角钱，他当然来来了。他慢慢大的时候，你赶快赶快去来，然后你加入冇缘。就这个对他来讲，如果去礼拜堂真的有价值，为什么你没去？所以你是骗我去。以前小的时候你骗我，现在我大了不会给你骗了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怎么样向人家证明基督信仰是非常有价值？还有？ 如何向人证明做礼拜非常有价值？做礼拜好做礼拜好哎，只要个摩里做礼拜。我还记得我母亲五十多岁做礼拜，可是到了七十多岁了，她讲了一句话：“就是因为没劲啊，那么我坚决去做礼拜啊，除非我不会走了，要不然我一定去做礼拜。”我母亲五十多岁才信主，但是。 信主之后，他看这个基督信仰，看到做礼拜是这么有价值。第三，我们又如何向人家证明做上帝的工作非常有价值？那我们又参与侍奉上帝有多少？那我们为上帝又付出有多少？所以就帮助我们价值观，价值观。 都在影响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影响着我们的选择。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价值是从上帝那边来，那是尊贵，那是荣耀。我们应该看重上帝所看重，我们应该有神给我们这个标准，我们不要被人家影响了。好，今天就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我们来唱这个诗歌：我的神，我要敬拜你。 我们站起来唱好吗？坐好久了。我的伤，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的爱你。在你的。 昨天我思想你恩典，我的手赞美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希望。 在你的桌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伤我要敬拜你。我的伤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的爱你。 在你的桌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伤我要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 在你的昨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伤，我要敬拜你。阿门。